锵锵三人行，哎，又廷，我觉得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啊，有幸活在今天的中国， <laughs> 真是一种幸运。就是他们的这个事业心呢，有一个充分施展宏图的地方。就是这个每天这个新闻呢，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就简直就是说都都，咱们今天是 <laughs> 不要那么激动， <laughs> 不是没有淡新闻的时候就对了，每天都有爆点。对。 就那你就好比今天我的脑子就乱了，咱们是说这个这个这个某人这个什么呃嫖娼的事儿呢，还是说某人这个什么这个这个被骂的事儿呢，还是说什么呢？ <laughs> 我们不是要说嫖娼的事情吗？哦，嫖娼。你没看我穿一身桃色来，不是来来桃色新闻的吗？ <laughs> 你认为嫖娼是桃色新闻是吗？不是吗？我的理解就是搞这种婚外恋呐、情人啊、这个第第三者呀。 这个是桃色新闻，我认为接近女色都算是。哦哦哦，那就 <laughs> 中国叫扫黄，可是呢，阿姆斯特丹叫红灯区，你说这到底是红还是黄呢？嗯， <laughs> <laughs> 哎，这是也很哎，为什么这个国际标准跟我们的这个有有不？我们不说扫红吧，嗯，对，不能说扫红，对不对？所以我们说扫黄。哎，为什么最早叫黄呢？ 没有黄，人家叫红灯区。不是，我我我知道。但是以前是不是？我知道，就是为什么汉语里边把这个事儿啊叫黄色。 为什么这个事儿跟黄色有关系？这要考证一下，还真还真不敢乱答呢。啊，两位学者都不知道， <laughs> 那我就当不知道。 <laughs> 以前新闻里面不是有个黄色新闻吗？Yellow news，是是是。那那跟那个不是就是那时候是在讲 gossip 来的吗？是从英语来的，那可能也是从英语来的。哦，黄色小报过去说。对啊，黄色小报不就讲这些？那英语为什么最早西方人为什么用黄色来指称这种事情呢？ 但是我还是要说，他们还是叫红灯区，他没有叫 yellow <laughs> light，就是 district 我，但是甭管红灯还是黄灯，我们现在感觉啊，真是不安全。他们都说安全王都不安全了， <laughs> 真是，哎，这该怎么办呢？ <laughs> 而且这次不要在北京了，换地点。你说的特别好，真的。 我我现在总结下来，每个月抓的都是在北京吧？我我现在觉得啊， <laughs> 就是北京公安厉害，啊当然是效率高，而且真的跟民意高度配合。对对，北京公安呢，呃有的时候啊，大家会觉得就是说，呃中国的这个法制化还在进程当中，有的时候大家经常指出一些公安呢办事比较粗野的地方，但是我也必须说呀，呃看到了这个公安啊。 实际他也在听这个网上老百姓的意见，他也在不断调整这个行为。你就他也在在进步，越来越文明。你比如说，从最初的在电视上这个示众，连个马赛克都不打，包括你现在你看平安北京他发的那个，并没有说名字，就是王某某，他已经就是这都是过去咱们过去几十年前中国是不会这样的，现在知道了犯罪嫌疑人他是王某某，王某某，但是也还是有，而且都把脸。 的遮住不会让，但是还是有这个网友在提问，王某某怎么人家马上就想到这个 <laughs> 这是这个人呢？这下边括号职业是导演呢， <laughs> 陕西的，年龄，这是没有关系， <laughs> 哦是这个原因，啊，有他播多了，他这个房间里的这个这个，但也打马赛克了，对，打马赛克，然后他写的是执法机构的这个录像。 这个是可以播的，是吧？是是是，这是这个这个按照程序，就是说他在收证过程当中，这个东西是可以上的，因为也有人质疑啊，说这样上了质疑以后，对青少年影响好不好啊等等之类的。对哦。他那是工作室，又不是妓院，有什么对公 <laughs> 这青少年好不好呢？对，就这个行为啊。对。对这个行为又没拍进去。 <laughs> 可惜了，没有抓到 <laughs> 是吧？哎，又婷，这次你可以发挥一下，是吧？你作为。 这次有个特别大的问题，我发现所有的人这一聊，就是说，老婆那么漂亮，为什么还要嫖？哎，我觉得这种问题，这个是这个问题值得六六千多万微博的那个点击，就是为了这个吗？对，其实我跟你说，我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为什么嫖了大家为什么那么在意啊？然后后来我就想说，这不就是男生动，就是我是不是每次在节目讲？ 动物性，就跟这个老婆漂不漂亮、贤不贤惠、有没有这个这个三从四德什么什么的都没有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是男人的动物性，是不是？对，实际上我觉得你表现出了一定的理性， <laughs> 就是表现出来了相当的人性，表现一定的理性，就是 natural，就是 human natural，你知道，身为男人的 human。这个这个这个里面啊，就出现了一个次点，就是这可以让我们看，就是婚姻。 为什么过去我们老在谈这个问题？就很多人像马家辉，简直就是不共戴天， <laughs> 说婚姻就是反人性的等等。因为他确实有一个尴尬处，就是说人类的这个婚姻制度乃至相连的这一套伦理啊，它跟人性啊，人性当中男人的动物性，至少是男人，其实女人也有动物性，但是咱们先顾男人嘛，是吧？就是跟男人的这个性方面的生物性啊。 它恰好是个蛮拧的关系。它就是因为就是因为动物性，你太过野放野的， <laughs> 就野放的话，我说那你就不身为人了嘛，你就是动物嘛，你就到处交配，这这就是动物的本能。但是我们之所以人之可以变成一个文明社会，不就是因为有伦理、有这些法律，有来绑住你吗？但是你知道，就是各种情况都有啊。我觉得有些夫妻。 那真的是就一辈子没有跟另一个人上过床，嗯，那真是永远对他的性表示坚贞。他们是怎么个性技巧？我也希望学习，就是我不知道这玩意儿怎么能 <laughs> 永葆热热情。这个主要不是技巧，这个是信念。是， <laughs> 信念能无欲则刚啊！你， <laughs> 就就是人性战胜动物性啊。 对啊，对啊，这是，但是 <laughs> 这这点，大家文涛一辈子有没有想明白？徐老师，如果靠信念的话，还辉瑞还发明伟哥干什么？ <laughs> 他作为信念的补充嘛。那可不是补充， <laughs> 你知道吗？所以你们这对有有一个跟帖说这个事情，有一个评论啊，就是说辉瑞的专利过期了，降价了，对对对，对吧？这个事情过期了。 <laughs> 因为很多人这个事情发挥是感佩导演的道德跟身体嘛，对对不对？就是你看 <laughs> 人家这个，现在我们知道，好比说人的忧郁症，哎，忧郁症不是道德问题，也不是心理问题，忧郁症是生理问题。 这是这是西方现在的一种西方主流的主流的。呃，中国过去可不是这样认为。对。中国过去就说心情不好，或者说闹情绪，闹情绪，哎、认为你人思想有抵触。对。哎，认为这样的问题。这就是说啊，过去周作人曾经讲过的一个，就是说科学其实也是很道德的。 西方啊，从上个世纪，我记得是六十年代开始，西方人以前对性也是很道德、很保守。但是不是出来了一个人叫什么马特乌斯，还是叫什么马努斯踢足球那什么？ <laughs> 哎马什么来着？马特斯什么的，就那么一个，而不是马克思了。马马什么的一个一个人最著名的，他展开这为他拍了个电视剧呢，就是他展开性学的研究。性学大师。性学大师才展开这个具体的，才把这个性啊当成一个。 科学来看待，这就是说，哎，咱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啊，我说了，有那种一辈子啊守身如玉的两口子啊，但是呢，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我跟你说，两口子几年之后基本上没有性生活了，这也是铁一般的事实。那么，那么你说这个男的怎么办？还是说，咱凭着道德，咱凭着意志忍？ 在婚姻生活当中，性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但它不是全部啊，对不对？所以你对它不是全部，可是最后心里的快乐，对他最后可能啊，你听有些那家庭主妇抱怨，说开头是相当于大姨妈一个月给我弄一次，现在一年都没一次了，它是它不是部分，它完全没有了的时候呢？ 你现在你现在问我，意思是他完全没有了的时候，那就求助医生或者是完全没有任何完全没有了，你还出去折腾什么？ 不是，我说他跟他老婆，哎，时间没有性质，完全没有性能。但现在，你现在是想要用这些方式来告诉我说，你们出去是合理化吗？我没说，我出去合理化，行 <laughs> 了，对不对？ <laughs> 不是，我这些是你在铺陈，对不对？哪儿？我我我我平安北京代言人，我不，合理化？我这我希望去抓，你知道吗？我这 <laughs> 我希望带着头去，公安呢？ 也比较喜欢这个工作，比方说现在给你挑，有人抢银行了，有人群体事件。 不是，另外一个就是抓抓我我我给我给你打个岔，这种任务我给你打个岔，我跟你讲个真实的事情，就是我原来在广东电台，广东电台发生过一个事儿，就是跟这个就说呃呃我我们的那个时候的小坏小子嘛，做完节目就半夜又喝酒喝大了酒，然后就回去，回去经过我们电台大院的路边啊，停着一辆这个面包车，面包车是熄火的，是黑的，然后呢，我跟那个那那哥们那哥们就是不是是两个是。 就是新周刊的封 <laughs> 新城，对对对，主编主编。然后我们俩呢，就冲那车撒尿，知道吗？ <laughs> 撒尿，然后把酒瓶子哐飞在车上，俩人就走了。这帮人。第二天，我们跑公安线的人来， <laughs> 我说你们俩昨天怎么？昨天里边坐着一车警察，抓嫖的，你知道吗？这一车警察在埋伏，在埋伏，然后就开始。 哈哈哈哈哈！他们当场没抓你，算给很你给你面子。这很给面子了，这很给面子。对呀，要早冲出来现行犯我们那个记者也在里头，我们那个记者也在里头，大概要不俩把我们俩没准当嫖客抓了。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你就说作为女方啊，你发现没有？要叫我是女的啊，当然大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中国女人呢？ 好像老公有点这个事儿啊，其实是会接受，就是不不是接受，就是说不会让他破坏家庭的，不不至于因为因为去找个。看他老婆现在的回复，看起来就是是要包容的吧，对不对？我们共同承担嘛。对。所以他第一时间已经。他那个微博发得很微妙，第一个就是希望执法机关公平处理，其实是有点你们不要判弄得太重，你不要搞成什么。 呃，聚众聚众淫乱，他一聚众淫乱就要判五年了。一般的话就是十五天呢。聚众淫乱这是啊，对，这这他他讲这句话，另外一个就是就共同承担。不，过我我书生一点，走一点来讲，好，你理解就说男人这是他的动物性的一种，那女的呢？女的从人性天性来讲，女的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应该也也是人性的需要。哎，如果你说在日本啊，日本不就是非常这个。 比较特别多吗？可是经过调查，我们破做过一个新闻，就是说百分之八十的日本女性，已婚女性认为婚外情是可以，就是有助于她本来维持婚姻。对，因为她可以让你的。你讲的婚外情是男的出去呢，还是女的？女的，女的，自己，女的自己。你别看日本女人最闷骚，是，你日本人呢，在性方面啊，比我们开放的多。嗯。他们那种开放是一种悠悠的，你知道吗？就是在。 桌面那个那叫礼仪，那皮掀开之后是是蛮活跃的。每个礼拜五的下午，你们家这个这么贤惠的家庭主妇，她会固定的跟一个男的去睡一觉，然后又回家做饭，但呃固定的一个生活节奏，她可能就是这样的。那伍迪艾伦最近有个电影，这个听上去可能很搞笑。他找到一个中年的男的，叫他去做鸭子，他来他自己在里边做一个角色，是来里边抽抽回扣。 听上去很无无厘头的一个电影啊，嗯，可是你看到这个男的鸭子碰到的女的，不管是漂亮的、有钱的什么，啊，让人哭得出来呀，这是悲剧啊，嗯，就是因为对于女的来说，她要花很多钱找这么一个男的，有时候，那是那种心酸呐。 那种多少年来没有人碰到他身体的那种眼泪刷刷刷下，完全不是性的问题。对，有时候已经不是。Salon Stone 在里面演一个角色，就是说他吴迪阿伦的电影不是不是瞎搞的，他一定是知识分子角度，看上去很很无厘头的一个电影，他就写我就问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说，问题是男的，如如果如果你刚才说哈，中国现在情况下很多女的她不会为这个事情来破坏家庭的话。 那如果说女的有这样的事情，男的会怎么承受呢？我觉得是我跟你说复杂的多，对不对？这个那个 master，我刚才讲的美国六十年代那个马马马斯特的他那个研究，就是第一次向世人说明女人也有性欲，不要老说女人的性和爱必须得捆在一起，女人也有单独的纯粹的性欲和性的需要。可是也的确，就我美国我不了解了，就在咱们中国，我见到的很多女的。 事实上，我觉得他们好像是可以很长久的，没有乱搞，也没有去嫖女的，好像就是不是能守。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觉得第一说好，我旁边的朋友也有很多的年轻女生，或者说男，生、现在都讲性自主嘛，女生也可以嘛，所以我就说也有女生就说好，我今天就老娘我就花大钱就去压店，我们就来看一看，嗯，这种感觉是怎么样，对不对？我跟你讲，到那边以后。 五个去大概只有两个成功，三个我跟你讲，到处都是谈心，就给我回来了。我说你都去了，小姐，你就试一下。你没有到那边就，你知道就是所谓的被 turn on，你就你就就就开了嘛，就是试一下吧。他说不行，我就是还得觉得就是要聊天。我说你聊什么？男人没在跟你聊，男人看到女人，但是衣服就脱了。我说你还聊？下，说我觉得就是要聊天，聊不上，聊不对，聊不起来就不行。那个聊起来不是说。 对，我就说他想的东西还是这是这就我只能说这是女生是不是脑的构造问题？他到最后还是跟你讲感觉，连他看到压他都要压的感觉的，要存在他才。你觉得这是后天造成的文化造成的还是先天我一样还是认为是先天的，我还是认为这是先天的。什么是先天的？就是所谓的 human nature，就是一样是人性。男女生被造出来的那个人性。我这么简单问你一个问题哈。 男的一年守活寡，不叫男就是当和尚，就男的一年完全没有性生活，呃，这个很难受，大家都知道。对。女的是不是这个难受程度小很多？我觉得小很多。就是。我觉得小很多。对。或者是说，对于男生来说，你可能自己解决不够，会不会？我这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对我。女的就能自己。我觉得或许他可以，如果他可以自己自己满足于自己，这东西可能对他来说已经差不多了，已经到了。所以说，咱们就说。 就你刚刚这么说，就是说自卫的男人是符合传统道德的，是吗？自卫的男人是高尚的，高风亮节，对吧？ <laughs> 不给老婆添麻烦，全是自 <laughs> 真是非常大的牺牲啊。不是啦，夫妻之间，我还是觉得这件事情必须要很坦诚的沟通，跟怎么讲，你们两个必须要配合的很好，他也的确可以维持一个好的婚姻。但是只是说你，你要先确定你跟他有沟通好。 你再决定你要不要往外走，你懂这意思吗？但是很多男人，你没有过这一关，你都没有，你没有认真在处理跟经营过，你就告诉我说你要先往外走，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没有认真。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好好沟通过？ <laughs> 你知道？等一下，张，他真的，雨 <laughs> 琪小姐，他真的就是就是我就是认知道不少就是个中国的男人哈，他是这样，他真的就当然不会为了这种事儿这些些破破破破坏了家庭，因为他是这么觉得。 他说我老婆就是知道我有这个事儿，她都会原谅的，但而且呢，就是说，呃，但是他也不想知道。你比如说，你要找个情人，这俩个可能不行，对吧？但是我要满满满足一个性需要，我去嫖，就是说我老婆即便知道，我老婆也会知道。但是他说我我知道这个事实，我也想做的漂亮一点，不要让我太太知道。他说你知道吗？我很爱我的太太，我我就说我说爱到什么程度？他说他说但是呢。 我们不能性也是，就是生了孩子以后啊，就是说，哎，我问他，我说怎么就不能性呢？他说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我们亲的呀，你你能跟你妹妹做爱吗？他说我跟我老婆，他说我他说我们的关系就亲人一样，他说我慢慢就觉得像我的姐妹，像我的家人，他说这个不可能有这个，但是我们的夫妻关系当然是最好的夫妻关系，我绝不会离开他的。但是呢，男人的这点需要，我怎么办呢？然后。 哎，我去找一个平衡。胡兰成从理论上讲过这个事情，他说男女这个一对一牵涉上帝的旨意，不是一根肋骨造出来，这是宗教感，这是西方文化。是。而中国呢，男人把女人呢，就是所谓自己的太太或者第几个妾什么，都是作为家人，最高境界就是作为我的一家人，而不是所以所以。 呃，男女关系从来不是跟上帝有关的事情，不是那种神圣的事情，是日常生活的事情。当然，他这个也是为他自己的这个呃。上帝让嫖嘛。上帝当然也不不赞成，但是上帝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的。但是哎，耶稣好像指着一个妓女说：“你们谁没有罪，你们可以打他，是吧？或者说你们谁欺负他，从我身上过去。 <laughs> ”王王王导现在就在引用这句话了啊！ <laughs> 对， <laughs> 你们谁？ 指责我，对， <laughs> 嗯，你看， <laughs> 对，就像广告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刚才说那马特乌斯那研究啊， <laughs> 那上上上世纪马特乌斯啊，马特乌斯那研究也还还还说到一种情况，那我觉得就更是中国人的这种保守道德啊不能接接受的了。他就说，人类当中有一部分人他就是不够，嗯，他不还甚至不是说跟老婆没缺乏兴趣的问题，跟老婆干也不够，还必须要不他就这个。 就是说他必须得跟很多人弄。我跟你说，清末的那个清朝那个纪晓岚，嗯，据记载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就完全他跟这个皇帝说呀，他说我要是每天不碰女不跟女人搞啊，他我这个眼睛就红肿，皮肤就爆裂，到最后皇帝为了让他安心编书，就给他几个宫女。儿，那这是一种西方人呢，倾向于从病理的角度性上瘾。 啊，性上瘾，性上，你说你要娶个这个，你你你，所以这种人为什么要又为什么要结婚呢？你本来就不适合于这样的婚姻制度。哎，但是性上瘾的人没有家庭的权利吗？你可以有孩子啊，但是你不一定要有个婚姻啊。 现在不是都可以在外面有孩子？你可以等你，可以你不要个婚姻，改信别的宗教，那有的宗教可以。啊，你不要你不要一个承诺嘛。我一直觉得说现在我一直觉得没有办法原谅男人有这些外外遇的借口，是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大家都可以选择。你在很以前可能很过保守、很过专制的制度，社会给你很专制的时候，规定你只能这样，那你没办法。我只能就像女孩子，你没有选择老公的权利，你说你要外遇，你要干嘛？ 这这件事情我觉得都可以理解，但现在不是各个每一个人你都这么有自主权。哎，尤婷，我只问为什么可以选了以后还反悔？我我只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 <laughs> 你还没结婚啊，哦、要是将来你的老公被你发现他嫖了一次，你你原谅他吗？他磕头捣蒜，我以后不干了，你你原谅？你有一次有第二次？你会跟他离婚？就掰了吧？你会跟他离婚？你不会吧？我。 你会因为他嫖了一次你就说？如果我对这个婚姻的需求在于我精神上的一种需要，就先不管性啊。就是如果精神上我需要，我们现在心灵合一，在这点上我觉得你已经不跟我心灵合一了。我要什么？我跟你睡在一起，因有古人说什么事情呢？取法其上呢，仅得其中；要是你一开始就想的是中呢，就仅得其下了。所以结婚之前呢？ 总得把。那你对，如果你对我就是像我这样说，我必须要说我不知道，我真 <laughs> 的情况是怎样，或者我这时候可以跟你认错，说我不应该这样这么严格。那完蛋。对，但是我跟你说，我现在想，我的确是这样想。 <laughs> 一次你都。这个这个 moment，我我没有办法，因为我不会这样对你，就不可以这样对我。哎呦，那你比他老婆你还严格呢。 <laughs> 我对任何人都，我比李心洁都严格，我比好多人都严格，所以他们的确让我有种深思，就是这。 也可能是怎么怎么会对是不是？也可能是你没到到底是我把他想的太完美了吗？怎么会怎么会每个老婆都能接受到这一步？我觉得也可能，这女的想想，中国男人就这么一帮， <laughs> 就是有个这点出息，哪个男的不偷腥？所以找个帅的。 <laughs> 对，对对对，你问您不帅的，还 <laughs> 偷腥。对，很多人就是说长这样，就是长这样还还那样。